课文一，在教室。这是你们比赛的照片吗？是，这是我们比赛后照的。照的不错。你们都是一个年级的吗？不是，那个又高又漂亮的女孩是二年级的。旁边那个拿着书笑的人是谁？那是我。生词。 比赛，照片，年级，幼，专有名词，小明，马可。